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二集。林青霄静静看着面前的水波，缓声道：“我的父亲，至今还被圈禁在别院。养母恨我入骨，生母彻底与我反目成仇。” 我继位天帝那天，六界清河，万国来朝。里面唯独没有我的亲人。洛寒渐渐坐直了，表情似有不忍。林清霄，无妨。林清霄说：“已经是六千多年前的事情了，早就看淡了。”六界都说我理智近乎冷酷，可我却觉得，我一直走不出自己的私心。 归还龙丹的时候，我恨他们反复无常，恨父母偏心，硬生生剖开叶崇玉的心取丹。后来想想，那也是魔怔。我对他的恨意，其实高于对龙丹的渴求。我并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夺回龙丹，我只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，杀了叶崇玉。 鹿晗伸手握住她的手指，紧紧盯着她的眼睛。爱恨都是人之常情，没有人可以像圣人一样以德报怨、以理服人。你遭遇了那么多不公平，有私心、有私仇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你不必背负心理负担。鹿晗目光坚定，里面光芒闪烁，像是万家灯火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都有一个人陪着你。 林青霄看着那双眼睛，有一瞬间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，今夕何夕。他回过神，失笑：“我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我做出那些事情时，始终都是清醒的。我自然知道别人会如何评价我。我也知道，当我执意对叶崇玉下手时，便是彻底斩断了此生情缘。” 没什么可惜的，压根没有拥有过的东西，哪有什么失去可言？我只是遗憾，当时我应该直接杀了他，不应该顾及名声，留他一命。要不然，怎么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麻烦？洛寒一时难以接话，他们之前没有谈过这个话题，洛寒一直以为林青霄心中有愧疚，没想到。 他比他想象的果断，也比他想象的冷酷。有些意外，但是回头想想，又觉得这才是林清霄。洛寒两只手都握住林清霄的手指，说：“怎么会没有拥有过呢？你接下来还有很长很长的岁月，有你建功立业，建立你理想中的世界秩序，你会拥有许多东西：功名、声誉、朋友、属下。” 都会有的。那妻子呢？洛寒微微一顿，点头说：“也会有的，只要你想。”这不是林青霄期待的答案。林青霄说：“我走到今日，亲手斩断亲缘，对唯一的手足赶尽杀绝。我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兄弟，我也不需要这些。” 他们要做的，唯有服从。可是我有一样，是权势无法弥补的。林青霄的话虽然还用着“我”，可是其中的强势意味不容辩驳。洛寒沉默片刻，说：“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帝王。世间一切自有注定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强留不得。君王一言九鼎。” 我们约定好了，等解决禁术危机，就送我离开。林青霄静静看着他，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。他问：“你为什么想回去？”我当然要回去。洛寒定定看着他，说：“他在等我。”林青霄沉寂良久，他有许多话可以反驳，可是他看着洛寒的眼睛，又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用说。夜风吹来。 将许多河灯打翻，林青霄收了茶具，说：“夜深了，回去休息吧。”洛寒站起身说：“好，你也早些休息。”洛寒走出亭台，他离开后良久，悄悄回头，见林青霄还坐在原处一动未动。晃动的水光照在他身上，像是仙人入梦，不似真实。 洛寒当然不忍心拒绝他，他最开始还防备着他，可是随着相处，越来越多的细节证明，他也是林青霄，是没遇到他的情况下原本的那个林青霄。他或许更冷酷，更孤绝，但是他对着他时始终温柔体贴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时间长了，洛寒也接受了他现在的模样。 人有千面，每个阶段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状态，这是他强权野心的一面。洛寒接受他的过去，就认可他的将来。可是，他还是要回去，他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毕竟，按照时空的一致性，如果一个人在过去娶妻，那么未来他的妻子也会是同一个人。洛寒只能赌，赌另一个林清宵是因，这里是果。 他回到过去才能解决一切。林青霄知道洛寒中途停下来过，也知道他曾经短暂的心软，可是最终还是敌不过另一人。等他回到屋子后，林青霄收回神识，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一块石头，是不久前他偶然从洛寒那里拿到的留影石。 林青霄盯着石头良久，最终伸手用法力将刘影石强行打开。在绝对的实力下，密码、禁制、认主等全部形同虚设。刘影石打开后，在半空中投射出一副仙气袅袅的景象，云雾翻滚，一个男子穿着白色苍纹礼服，缓慢从南天门走来。 他的身边站着天宇星君，这时候背景里有人喊：“林青霄。”画面到此停止。林青霄望着眼前的这一幕，脸上的表情平静到漠然。没错，一切细节都对得上号。他刚找到洛寒那天，洛寒见到天宇星君，确实表露出熟悉感。原来早在那么久之前，他们就认识了。画面消失。 留影石上光芒变暗，如一颗普通石头般掉落到林青霄手边。林青霄的手指缓慢敲击着石桌，节奏不紧不慢，声音均匀平稳，但是听着莫名让人心中发颤。林青霄在看留影石前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想法。他打开影像，不过是给自己一个下定决心的理由罢了。 他和洛寒不一样，洛寒心软，他不会，他不信因果，更不会去赌一个可能。他只知道，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属于他的。少年时的他从没有得到过，所以不争不抢，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但是成为帝王的他，早已习惯想要什么那就去拿。银河边界。 叶崇玉亲眼看着对面灵光闪烁，旗帜有序向后撤去，林青霄退兵了。叶崇玉看着对岸，十分疑惑：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魔界众人站在河边，望着对岸的动静，俱是一脸沉重。仙界率先退兵，魔界这边就有点不上不下。叶崇玉大步走回营帐，一路上脸都是黑的。 叶崇玉日夜防备，为了这一战殚精竭虑、辗转难眠。结果还没开战，林清霄消失了，还自顾自退兵。叶崇玉只觉得自己一拳打到了棉花上，浑身说不出的憋屈。林清霄完全无视他。营帐内众人对先祖的举动议论纷纷，没有人相信林清霄是真的撤兵。有人主张乘胜追击，有人主张隔岸观火。 两方人争执不下，吵到最后直接动起手来。叶崇玉这个魔尊还在场，他们就敢动手，可见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叶崇玉冷冷地喝了一声，说：“够了，都下去吧，本尊要自己静静。”主和的那方不情不愿地停了手，主战方冷哼一声，转身大步离开，都没有给叶崇玉行礼，场面僵硬又尴尬。 主何方对叶崇玉点了点头，说了些场面话，也次第告退。等人走后，叶崇玉头疼地按住眉心。他并不是本土魔族，即便成了魔尊，在朝政上也没有任何话语权。魔域诸王根本没人服他，他能当上这个魔尊，更多的是时运成分。魔界萧条良久，和仙界差距越来越大。 底层魔族生活越穷，对异族的敌意就会越大。底层魔族一直觉得，都怪仙族抢走了他们的资源，要不然他们不会沦落至此。叶崇玉就在这种氛围中上台。他争夺雷烈王城时，率先喊出“诛仙”的口号，并且修建诛仙台，当做自己的政治地标。诛仙台修在魔族境内，虽然可以抽灵力为己用。 但是天界又不是瞎的，怎么会任由他们捕捉仙族？叶重玉推出诛仙台后，天宫那边立刻给予反击，夏重天的驻兵增多，仙界内部对于防范诛仙石的宣传也铺天盖地。在这种环境下，魔族再去暗算仙族就很难成功了。诛仙石一来产量有限，二来得手艰难。 想要靠诛仙台扭转仙魔实力差距，无异于痴心妄想。但是底层魔族谁在乎可行不可行呢？他们听到那些鼓动人心的口号，就已经被煽动起来，一心一意追捧叶崇玉。叶崇玉身上有着游仙堕魔、仇恨仙族、被仙族背叛等等标签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天帝的同父兄长。 叶崇玉最终过关斩将，成为新任魔尊。虽然他表面上成为魔尊，然而实际权力根本不能和天地相提并论。他更像是一个符号，一个顺应民心而被推到台前的吉祥物。实际上，魔族各城邦各干各的，根本没有人听从叶崇玉的号令。魔族是贵族政治，那些魔王是什么出身？叶崇玉又是什么出身？叶崇玉初来乍到。 怎么可能赢得在魔域这片地方统治了十来代人的魔王的认可呢？除了雷烈城，其他几个城池根本没人搭理叶崇玉的命令。叶崇玉为了集权，喊出开战的口号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